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感谢主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今天三月二十一号有什么特别吗？没有特别，不过下个礼拜呢就特别一点。哎，为什么不听话嘞？啊，来了，下个礼拜开始哦。 根据我们教会的阶期呀，我们就进入所谓的圣周。那我们不要把这一个圣周仪式化、宗教化。但是在这一个礼拜呢，有许多我们需要思考的事情。所以今天呢，我打算就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机会。 我们称为中支主任啊。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，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那下个星期四呢？不是这一个要来的星期四，再多一个礼拜就是四月一号啊，不是愚人节，那是主耶稣设立圣餐，我们纪念。 这个特别的日子，然后隔天呢，我们就知道星期五，耶稣受难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接着呢，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。如果我们要在四月四号那一天来庆祝、欢庆我们的救主复活了。 他果然已经复活了，那你需要预备你的身心灵，来明白、来认识、来知道好一些圣经所记载的事情。那当我们看见中之主日啊，这个日子为什么称为中之主日呢？主耶稣。 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城。啊，如果你有圣经的话，我请你打开《路加福音》第十九章。那今天呢，我要根据《路加福音》来跟你们分享圣周所发生的事情，根据路加所记载的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如果你根据马太所记载的， 或者根据马可所记载的，或者根据约翰所记载的，你从四个角度来看圣周，不大一样的。那马太福音讲的最详细，那不是其他的福音书复列了，而是他们的重点方向不一样。那今天我们集中在路加福音，下个礼拜天。 两千多年前的那一个礼拜天，主耶稣骑着一匹驴驹进耶路撒冷城，他从橄榄山下来，然后呢就从金门，这个是金门进入耶路撒冷。犹太人啊不相信耶稣是救主，到今天还是不接受，所以当年呢。 他们把这一位父上帝所差来的儿子，要来拯救世人的耶稣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但是他们知道新约圣经说，耶稣会荣耀的再来，而且会从金门进来，然后到耶路撒冷，所以他们就把这个金门封起来。一方面不相信。 另一方面，其实蛮相信的，不然他封干嘛？耶路撒冷城有十二个城门，但是只有这一个呢，此路不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荣耀的主，耶稣基督他会荣耀的再来。那犹太人先下手为强，他以为他很聪明，其实这一个对耶稣来说有什么大不了啊？ 耶稣只要，咻咻，那门就开了。 <laughs> 那耶稣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。那那一天呢？众人哦，拥拥挤挤，在那里呢，高声的呼喊。耶稣走的时候，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。将近耶路撒冷，正下橄榄山的时候。 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，大声赞美上帝，说：“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，在天上有和平，在至高之处有荣光。”那我们唱诗的时候，有时你唱到“何沙那，何沙那，何沙那”什么意思呢？ 就是奉主名而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。何沙那这一句话呢，就从“中之主日，耶稣荣耀的进耶路撒冷，众人的欢呼”而来的。那众人呢，把衣服铺在地上。诶，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呢？因为耶路撒冷很多尘土，人一多。 走动，那么尘土飞扬，啊，他们就把衣服铺在地上，让耶稣走过，所以尘土就不那么飞扬。那众人敬敬仰耶稣，到那个程度，他们大声的呼叫。那为什么称棕枝呢？如果你看哦，他们拿着棕树枝在那里。 呼喊和山呐，和山呐！那这个棕树哦，跟我们这里热带，你在马来西亚、在印尼所看到的油棕是不大一样的样子呢，差不多是同类，就是棕榈科。但是我们这边看到的是热带的，那一边所看到的是温带的。那这一棵呢，就在耶路撒冷城旁边。那。 这一个他所接的是什么呢？枣，就是你们所熟悉的。如果你去买红枣，那小小粒，在那一边的枣一粒有这么大粒，那生的满满的，这个已经收了大概一半以上。这个小儿科，这个是已经收成季节的尾声了。如果是他。 结果累累啊的时候，你所看见的是整个树啊都给果子包围住了，好漂亮的。那众人呢就把这个树枝拉下来，在那里摇，来欢呼，来欢迎耶稣啊！耶稣就进入耶路撒冷城。那你的圣经呢，应该有后面一定有地图。 其中呢，一定有一张是耶路撒冷城的地图。那如果你的圣经是比较旧版的，你的地图大概就是这一张，很简单、很清楚、很容易看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，它的方向搞错了啊！圣殿这个是圣殿，圣殿不是向北，而是向东的。 但是可能他为了容易解释，他把这个照片转过来，啊，这个图转过来，那其实应该是这个向东向着这个方向。所有的犹太会堂，它的圣坛呢，一定是对着东边的，啊，这个很重要。那中国人重要的建筑物也是如此，啊，那当我们另外一张图，这个方向就正确了。 这个是圣殿，圣殿向东，向看见哪里呢？看见耶路撒啊，看见橄榄山。所以耶稣从橄榄山下来，直接就进穿过金门，就上圣殿去。那从中之主日呢，一直到主复活这一个星期，单单这一个星期呢？ 发生了很多很多很重要的事情。所以，如果我们把耶稣的一生分阶段来看，我们基本上可以分成四个阶段。那第一个阶段呢，从耶稣在伯利恒诞生，一直到他长大，在加百农开始出来传道，三十年。从耶稣出世。 一直到出来宣告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这一段时间三十年，其中包括主耶稣童年的时候在拿撒勒的一点点的记载，还有呢，他十二岁的时候在耶路撒冷，他注意听讲道，那父母走了，他都不晓得。 那耶稣的童年跟少年期，圣经很简单的，只是介绍这两件事情。以后呢，就开始他受洗，然后受试探，然后在耶路撒冷，他个人布道跟尼哥底母论重生。以后在叙加跟撒玛利亚妇人，在井边谈活水的真理。以后就到嗯。 拿撒勒到加百农，那这一段呢？三十年，我们称第一个时阶段，第一个时期。第二呢，围绕着加百农，耶稣行许多的神迹奇事，呼召门徒，然后向他们讲解天国的道理。那前后呢，大概两年半的时间。那在这个期间呢，耶稣也。 南下北上，从加利利多次的到耶路撒冷，然后又倒回去。所以，如果你读圣经，你读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第二章，你就读到变水为酒，对不对？变水为酒在哪里？发生在哪里？加利利的迦拿在北部。第三章跟尼哥底母论重生，在耶路撒冷。 第四章跟撒玛利亚妇人谈活水，在撒玛利亚叙家。第五章叫毕士大的摊子起来，在耶路撒冷。耶稣上上下下，那第三个阶段呢？重点在耶路撒冷。是第二阶段重点在加利利，围绕着加百农。第三个阶段在耶路撒冷，然后第四个阶段呢？ 也就是现在我要说的最后的一个星期，但是这一个星期呢，它的分量非常的多，每一本福音书呢用了好几章讲这一个星期，所以你们必须用一点心思，把这一个星期所发生的事情搞清楚它。所以当我们看哦，耶稣从橄榄山下来。 中之主日的那一天下来，荣耀的进耶路撒冷，然后呢，大概是在星期一到星期三之间呢，他洁净了圣殿。接着呢，星期四的晚上，他和门徒一起吃一夜界的晚餐，就像我们过年除夕的那一个晚上的团圆饭。 所以以色列人也有这个传统，纪念他们出埃及之前的那一个晚上，每一年守一夜见，这个晚上，他们一起吃晚餐。那在这个晚餐，耶稣设立了圣餐，这就是今天我们守圣餐的由来。圣他吃完了晚餐。 他就下跟门徒下到克西玛尼园，在那里耶稣祷告，但是门徒却睡觉，门徒不能够警醒的跟耶稣一起祷告。就在耶稣祷告的时候，犹大带着罗马兵丁，带着祭司长，带着法利赛人来抓耶稣，所以我们说犹大。 出卖主，他们把耶稣抓了，抓到哪里去呢？抓到该亚发大祭司的家，在那里呢？他们审判耶稣。那天还没亮呢，他们就把耶稣解到比拉多那里。啊，那当耶稣受审判的时候，彼得三次不认主，然后鸡就啼了。 他们把耶稣送到比拉多那里，比拉多就判了他死刑。耶稣就扛着十字架到加略山，在那里他被钉十字架。那我们再详细一点，把这个程序哦向大家交代一下。所以首先呢，耶稣进了圣圣城，来到圣殿。 他劫进了圣殿，那什么意思呢？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五、四十六节说，耶稣进了殿，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，对他们说：“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，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。”那我们教会今天有没有做一些买卖啊？有没有卖东西啊？ 有没有啊？啊，喂，我问你嘞，你要在哪里吗？有没有？没有啊？你们没有卖圣经、卖书、卖光碟、卖卡带，好像也有嘞。如果我们卖这个讲道的 CD 哦，你不要把那个桌子推翻了。你你不是那样读圣经的，啊？ 当你读圣经哦，你要懂得圣经的意思。那耶稣洁净圣殿，他把这些做买卖的人赶出去。做买卖，他们在买卖什么呢？有贩卖牛羊的，给人家献祭用的。他把这些牛羊赶上，用鞭子把它赶上。还有呢，兑换钱的。 他把这些人的桌子推翻，他说：“我的店，我父的店是祷告的店，你们倒把它成为贼窝了。那为什么耶稣这样做呢？当我们说蛇鼠一窝，狼狈为奸。” 那这个社会呢，这个世界就大有问题。那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教会里面，那就更糟糕了。那到底耶稣洁净圣殿是什么意思呢？耶稣要洁净的是人的心呢。以色列人他每一年都要献祭，而且一年好几次。如果有人犯罪了， 他就要在特别的节期，或者任何一个安息日都可以，他就带着一只牛，或者一只羊，比较没有钱呢，就带一对鸟也行，来到祭司的面前，然后献祭。那祭司呢，对这一个人到底你犯什么罪，他一点兴趣都没有。 他不会说你拉一头大牛来，你一定是犯大罪。不，这个大小呢，你是拉一头牛或者是一只羊，跟你的罪的大小没有关系。不过跟你的钱很有关系。比较有钱的呢，就献多一点、大一点的；比较穷的呢，你就献少一点，无所谓，不在乎那一个。 那祭司呢？对这个人到底你犯什么罪，他一点兴趣都没有。但是他对你要献的这个祭物，他很有兴趣。他必须检查你这个祭物是不是完美的。什么叫做完美呢？一眼看起来啊，这只祭物健康，毛色都很漂亮，都很完美的，才能够接受。 献祭，因为这个祭呢，预表完美的主耶稣啊，这个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所认知的。那以色列人呢，他如果住的远，离开耶路撒冷远的话，通常呢，他们都不要带自己的牛羊来献祭，因为如果你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走好多天，路上可能你的牛羊。 惊吓跑掉，你抓不回来；或者给人偷了，不见了；或者是病倒了；或者是你还要路上给他吃给他喝的哦，很麻烦。所以一般上呢，他们都不带。而且呢，你不要以为说你住的近，然后你带来省一点钱，祭司啊会找你麻烦的。 你自己带来了，祭司一看，你这只羊啊，近视眼。哦，假了，怎么样查羊有没有近视眼啊？但是祭司讲了算数哦，这只羊走起来，哎，好像有一点掰咖拒绝，那你怎么办？再拉回去啊，很麻烦。不过呢，很奇怪哦，你从外面啊，那个贩卖牛羊那个阿贤跟他买的哦，你进来啊，担保你没事的。 啊，你知道问题在哪里了？如果祭司跟那个做买卖的勾结，那这个圣殿呢的圣洁就大有问题了。耶稣要解决的是这一个，那我们要小心，教会哦，我们不能够有这些污秽在其中。 奉献是弟兄姐妹们诚心乐意的，然后你们所献上的负责的人要很小心的用。如果是我自己的钱，我要怎么样用？我的事。当你用公家的，特别是教会的，而且是很多弟兄姐妹的血汗钱啊，你要很小心的处理这些。那如果祭司。 跟做生意的人狼狈为奸，靠做宗教圣殿来中饱私囊。耶稣要对付的是这样的事情，所以耶稣首先洁净圣殿。那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，耶稣为什么要把它推翻呢？当时哦，只有一个国，就是罗马帝国。 不像我们今天，你到中国你要换人民币，你要到泰国你要换镑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当时只有一个国，但是如果你从远方而来，你带着很多钱很麻烦，而且当时的钱不是钞票，是大头一个银钱，那么有大有小，所以通常走远路的人，他都会带大钱。 然后来到圣殿门口有兑换银钱的，把大钱换成许许多多的小钱，啊，所以这一些人就在圣殿的门口做这一个生意。那有人呢，特别是法利赛人，他拿了一些大钱来到圣殿门口，就换了很多小钱。然后他从外面一直往圣殿去，一路上呢，路的两边。 很多乞丐，有瞎眼的、瘸腿的、半身不遂的，这些人躺在路边讨钱。所以呢，你要去敬拜上帝，先做点好事，上帝喜欢的，所以他们就给一些钱。所以一路上呢，就显出我蛮有钱，而且呢，我的心地很好。来到圣殿的门口，他们奉献的方式跟我们今天的不一样。 我们是传个奉献袋，他们的奉献箱是放在圣殿的大门外面，所以你进去圣殿之前，你先奉献。那法利赛人穿着华丽的衣服，戴着大帽子，然后他来到圣殿的大门口，来到这个奉献箱的前面，他左看右看。 我预备好要奉献了，你们预备好了看没有？你要好好看啊！我要奉献了啊！他就拿出一把银钱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大家哇！还有再来又咚咚咚咚咚咚，哇！主耶稣在一旁看，他说：“这一个人所要的奖赏他已经得到了，他要什么奖赏呢？”哇！众人给他了。 而当一个寡妇，她献上两个小钱，耶稣说：“别人把有余的所剩的献上，这一个富人呢，把一切养生的都献上。所以不在乎你献多少，但是在乎你为自己留下多少，然后你献多少给上帝。” 那当我们看见耶稣要洁净的是我们的心，而今天我们是圣灵的殿，我们更需要主的洁净，而且这个洁净是在思想上的，我们要很注意。所以主耶稣在圣周的时候，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洁净了圣殿，然后呢，星期四的早上。 就像我们过年的除夕那一天，但是似乎到星期四早上呢，主耶稣没有什么动静，门徒先开始着急了。今天晚上我们去哪里吃一夜界的晚餐呢？那他们就来问耶稣：“夫子，你要我们到哪里去预备一夜界的晚餐？”啊，艺术谦谦，他提醒一下耶稣，那耶稣就。 打发两个人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进城，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，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去。那在那里呢，就有为我们预备好的厅堂、桌子、食物，我们就在那里吃一夜界的晚餐。那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要学问问题。” 耶稣对门徒说：“你们进城去，就看到一个人，有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，然后你就跟着他。啊，如果我告诉你，等一下哦，散会了，你到大门口，你看到一个穿白衣的，你跟着他，他会请你吃午餐。你说这个不大有把握。如果我看见五个的话，我跟谁呀？” 那你小心的看哦，中文圣经有时在翻译上哦，啊，还欠欠了一点点。那如果你看英文的啊，他说，When you have entered the city, a man，什么意思呢？一个人是什么人呢？男人拿着一瓶水，然后你就跟着他。 当时啊，拿水的这一个工作是女人的工作，所以呢，你到街上去，你几乎不可能看见有男人拿着水的。啊，你明白了，你开始明白过来。那女人去拿水呢，他们就拿着一个罐子，这个罐子啊，他们一路走一路可以聊天。 天南地北，东家长西家短，所以那个路程呢就不会觉得太长。拿了水，这个水很重的，他们还可以一边的讲话啊。然后他拿那个水罐子，他怎么拿呢？他放在头顶上。他看到朋友还可以转头打招呼，那个水罐不会掉下来的。而男人呢，他绝对不会把水罐子放在头顶上，他没有这个功夫。 在信仰上也不行，因为男人的头呢是上帝的荣耀，他不会随便把那个罐子放在上面。其实呢，他拿着，你可以说他是抱着那个水罐子，嘎布拉嘎布拉这样，不懂得要很少做。但是你有没有可能看到男人出去拿水呢？有可能，可能他的太太那一天病倒了，但是那一天你还是需要水的嘞。 所以女人不能去拿的时候，男人就要去拿。但是男人去拿，他很少做这个事情。然后呢，他是抱着这个水罐子。所以当耶稣对门徒说：“你们进城去，必看到一个男人抱着一个水罐子迎面而来，错不了的，不大可能到处都有这样的人，就是那一个，你跟着他就是了。” 所以圣经哦，其实很精准，啊。那么当这些他们那一个晚上呢，主耶稣就在马可楼。今天考古学家已经把这个地点圈出来，定这个地点就是当年主耶稣在那里和门徒吃最后的晚餐的地方。 在这个晚餐，一夜界的晚餐，耶稣拿起饼来，足谢了，就掰开，递给他们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也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吃饱以后，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：“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，是为你们流出来的。” 那主耶稣设立圣餐，他讲了这一番话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都如此的记载。那今天呢，教会有许多的混乱，啊，我用“混乱”这两个字。圣餐这么重要的东西，这么重要的是一件事情，竟然呢，两千年来教会的分吃。 最大，各有各的说法。但是如果我们从圣经来看，很肯定的，主耶稣拿起饼来，注谢了，然后分给门徒，对他们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。”那这一件事情呢，犹太人很熟悉的，因为每个星期五的晚上。 他们都吃安息日的晚餐，而在安息日的晚餐呢，做家长的通常是父亲，或者是那一个家的主人。如果当天他有一些客人，这个主人啊，同时是爸爸，他会拿起饼来祝谢了。他祝谢什么呢？感谢上帝赐下阳光雨水。 使五谷生长，我们今天有饼可以吃，感谢上帝的恩典。然后他就掰开分给大家。但是这一次呢，耶稣所做的有所不同，所以门徒的眼睛马上亮起来。哎，因为耶稣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。”他是什么意思啊？ 他的身体要给我们吃啊！那你注意哦，耶稣不是拿起一把刀割下他一块肉，然后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你们拿着吃。”不是，耶稣是拿起一块饼，然后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。”所以今天当我们领圣餐，不是主持的人、主理的人。 不是因为牧师使这块饼呢变成耶稣的身体，天主教如此的相信，所以这个所谓的圣品人哦，在那里画画一下，哇，这个饼就变成耶稣的身体，这个是天主教所谓的变质论。基督教我们不如此相信，但是基督教有另外一个偏差。 你到好多教会，他可能这样说：这饼代表耶稣的身体。耶稣是不是这样说啊？耶稣不是说这饼代表我的身体。耶稣不是这样说。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。所以以后你领圣餐的时候，当你拿这个饼，你想什么呢？这块饼不懂是康源的，还是哪里的？ 不懂有没有隔夜，不懂有没有漏风，你想的就是饼，你要想的是什么呢？这是基督的身体，这个才重要。那为什么你要如此想呢？因为基督的身体为你破碎、掰开、破碎，赐给你，叫你吃了，永远不饿。这个很重要。 所以你领受的是基督的身体，而不是一块普通的饼或者面包。这个是你跟主的关系，呀。然后主耶稣拿起杯来说：“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，为你们流出来的。”那我有跟你们解释过了啊，有一些人有听过。主耶稣拿起。 杯来，这个杯肯定是葡萄酒。犹太人只喝葡萄酒，他们不喝别的东西。那耶稣说：“这是我的血，我立业的血。”那每一个犹太的男人，他们都很懂这一句话，因为这一句话是他们求婚的时候讲的。当他的爸爸带他去提亲的时候。 他见到他心目中的这个未婚妻，如果他一见钟情，他就会把一杯酒倒一杯酒给这一个女的，然后对她说：“这是我的生命，愿意与你分享。”那这个女的如果是也愿意接受的话，她就接过这一杯酒。 喝下去，然后这个男的就会对他说：“我去为你预备地方，我去为你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到我那里去。”这一句话的背景啊，是婚礼而不是葬礼，而我们只在追思礼拜在葬礼讲这一句话。约翰福音十四章，这个不大对了。那当耶稣拿起杯来。 说这是我的血，我立业的血。门徒傻了，你要娶我们啊？你是男人，我们是男人，怪怪的，对不对？你要明白，将来当基督荣耀的再来，我们要护羔羊的婚宴。那我们去护羔羊的婚宴，你的身份是什么？ 你是基督是羔羊的心腹，所以今天你领圣餐什么意思呢？主耶稣把他的生命赐给你，你愿意领受你喝下去，你等候他荣耀的再来，接你到他那里去，做他的心腹。这是圣餐我们领这个酒的意义。 而这个酒呢，是基督的血，所以同样的道理，你想，耶稣不是拿起一把刀，割他的指头，地下那个血，然后说这是我的血。耶稣拿起杯来是葡萄酒，但是他说这是我的血，立约的血，为你们流的。然后你领纪念他，等候他再来接你。 到他那里去。那圣经哦，从创世纪，圣经的第一本书，第九章，创世纪第九章，就告诉人，你们不可以吃血。当诺亚从方舟出来，上帝说：所有的活物你们都可以当作食物，唯独肉带着血的。 是他的生命，你们不可以吃，你不可以喝血。利位记十七章再次强调，血你们不可以吃。使徒行传十五章再强调，外邦的基督徒你们也不能够吃血。也把原因告诉你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生命在血里面。但是今天很多华人。 甚至包括基督徒吃血，而且悟性哦，吃血补血，你错了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上帝要保留我们，保守我们，领受基督的血，得着基督的生命，并且得的更加丰盛，就这么简单。但是你好好人。 你去吃猪血，你就得做猪的生命；你去喝蛇的血，你就像蛇，因为你得做蛇的生命。这么简单，不能够明白没？上帝不要我们得做这些动物的生命，你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，你理当像上帝。 而上帝把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我们，耶稣要我们喝他的血，使我们得做他的生命。所以这个最后的晚餐就是设立圣餐的由来。所以星期四的晚晚上设立圣餐日，很多教会就统领圣餐。 特别纪念耶稣设立圣餐，但是今天很多教会把它形式化、仪式化，那么又有人交往过正，把这个也取消了， <laughs> 这个太可惜了。我们一定要回到正确的圣经所说的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纪念哦这一个日子，然后。 晚餐过后呢，耶稣就从马可楼下到克西马尼园，在那里祷告。祷告的时候呢，犹大出卖主。犹大呢，就带着罗马兵，为了三十块钱，他用亲嘴出卖耶稣。 因为罗马兵丁要肯定我抓的是对人，怎么知道这个人是我们要抓的呢？当犹大进去，他就跟耶稣亲嘴。耶稣说：“你用亲嘴把我出卖了。”耶稣很肯定的对他说：“耶稣不拐弯抹角。”那犹大呢？出卖主，他们就把耶稣抓起来，带到哪里？带到。 大祭司的家里，当时的大祭司呢是该亚法，而该亚法的岳父叫做亚纳，是前一任的大祭司。所以这个大祭司呢，他的家很特别，他的家的内院啊是审判罪人的地方，还有监牢。 所以你想啊，如果穆斯楼有这些设备，那不得了。当时的大祭司，他可以有权柄来审判违反他们认为违反摩西立法的人。那有时你看一些图片哦，耶稣被绑住，然后站在那里受大祭司法利赛人的审判，或者是耶稣。 被绑住，在比拉多在西律的面前被审判。那我告诉你哦，这些图片呢错了，这个是没有什么读圣经的人啊，想象那么就画出来的。啊，很可惜哦，很多人啊没有好好读圣经，然后凭着想象，如果耶稣。 穿的这么好看哦，站在那里受审判，你看走眼了。那我给你看几张图，你们的牧师还有好多弟兄姐妹，现在在以色列哦，他们一定去这个地方。他们回来的时候，你告诉他们，我们都去了。 <laughs> 这个就是今天该亚法的家。 考古学家印证这个地方就是了，而在公元两千年的时候，这个地方呢，以色列政府出很多钱，很小心的哦，把它装修起来。那这个是内院，在这个房子的外面呢是外院啊，在这里你看啊，这边有这个横梁，上面这里有两个洞，有没有看到？ 不大清楚，啊，有两个洞应该看得到。这个做什么的？他们把耶稣绑起来吊在那边，啊，然后你看哦，这一边呢不大清楚，有一个洞，这一边也有一个洞，做什么的？把他的脚绑起来，所以耶稣是这样被吊起来，而不是像刚才那个图片，耶稣还穿的好美哦。 只是手被绑在后面，不是这么简单。他是被吊在上面，手双手被绑住，然后双脚拉开也被绑住，吊在那里。他们鞭打他，吐口水在他的脸上，呸，侮辱他，然后折磨他。他受刑罚，面对审问。那你不能够把一个人哦吊在那里太久了。我看一个小时啊。 人会死的，他们就把耶稣解下来，丢在监牢里面。而这个监牢是怎么样的呢？你看这张图，这里有一个洞，有一个小房间，差不多比我这个讲台再大一倍，啊，一个小房间。如果你挤挤的站，好像沙丁鱼那样，你可以站三四十个人啊，啊，全部站起来这样。 那多高呢？差不多有这个屋顶这么高。屋顶中间就有一个洞，而这个洞里面就是一个洞，完全没有其他的出路的。他们就把耶稣丢在里面。那耶稣怎么出来啊？他丢进去之前呢，腰绑一条绳子，那绳子一直拉到外面。天还没亮，他们就把耶稣拉起来。 那今天呢？当我们到该亚发的这个地方、这个家，已经建了一道楼梯给我们走到下面去。你看着那个屋顶上的洞，你看这个房间，然后呢，把灯熄掉，你就在黑暗里面。你想，耶稣在黑暗的当中，他为我们受刑罚、受苦难。 受羞辱，到底为的是什么？很多弟兄姐妹，不只是姐妹，连弟兄，在这一个洞里面，这个监牢里面，眼泪都流出来。主耶稣为我们受鞭伤，为我们受刑罚。那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都会唱这一首歌，我要唱《耶和华的大慈爱》，对不对啊？ 这首老歌啊，几十年的老歌。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，我要唱，我要唱，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。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，用我口将你心事，将你心事传到万代。你们都会唱啊？ 请问从哪里出来的？我讲了，不懂。如果你不懂他从哪里出来哦，很抱歉我这么说，你不大可能懂什么叫做耶和华的大慈爱，什么叫做他的信实啊？我们读圣经时常假设，我们用了很多宗教的语言。 别人听不懂，而我们自以为我们懂，其实你也不懂。如果你走到大街上，你对一个陌生人，你对他说：“耶稣爱你。”你想他大概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呢？有没有试过？没有试过，等下你就可以去试一下。如果你碰到广东人，他大概会说：“气醒了。” 你碰到福建人，他大概会说笑了；碰到海南人呢， <laughs> 不屌哎。 <laughs> 他不会明白你讲的是什么，那你明白吗？所以，当我们很习惯的说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，将他的信实传到万代”，请问你有没有传给下一代呢？不要讲万代，那你传传什么呢？ 那我们可能更熟悉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知缺乏。啊，出自哪里？喂，啊，诗篇二十三篇啊，这个就一百分呐。但是你明白他的意思吗？真的就必不知缺乏？你们有没有 money no enough 的时候啊？哎，到底圣经所讲的跟我们现实的生活、生命？ 是不是托介啊？你是不是阿 Q 啊？打肿脸皮充胖子啊？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啊，你会精神分裂的，你会做一个精神分裂的基督徒啊。那问题在哪里呢？如果你要明白什么叫做耶和华的大慈爱，你必须先懂哦。这一句话出自诗篇八十九篇第一节。 如果你要知道哦，什么叫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知缺乏。你当然得知道是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所说的，而你要明白诗篇八十九篇跟诗篇二十三篇，当然你必须先明白诗篇八十八篇跟二十二篇。但是八十八篇讲什么，二十二篇讲什么？诶，好像头脑一片空白。 八十八篇跟二十二篇，就是讲主耶稣被丢在这个黑暗的洞里面，他把他的心里面的话讲出来。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就说：“我的神啊，我的神啊，为什么离弃我？”啊，这一句话你应该有印象，因为是耶稣也在十字架上所说的。而诗篇诗人就预言。 耶稣所要讲的这句话，那耶稣为我们受刑罚，为我们受鞭伤，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为的就是叫你必不知缺乏，享受他的大慈爱，上帝的信实。所以，如果你不明白之前所说的，你后面的明白呢，其实是没有根基的。 所以，当我们哦看，当耶稣在里面被吊起来，彼得在外面三次不认主，然后他们就天还没亮呢，把耶稣提出来送到比拉多那里，啊，众人高喊，把他定时叫架，把他定时叫，架，那比拉多没有办法，他说三次的说。 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，但是仍然把他把耶稣交给犹太人，犹太人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讲了七句话，路加记载了三句啊。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主耶稣对。 旁边的一个强盗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”然后呢，最后一句话，主耶稣说：“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”那如果我们要讲这七句话的话，我们至少要七个小时。 那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讲这个，但是你要知道，每一年哦的这一段时间，你要思想这些真理。如果这一段时间复活节之前你不思想的话，全年还有哪一个更好的时段想这些呢？就要像圣诞节，你不讲圣诞节的信息，你讲其他的干嘛？其他的有其他的时间来讲。 所以我们要把思想集中在就要来到的圣周。那当我们想到主耶稣洁净圣殿，主耶稣设立圣餐，把他的身体赐给我们，给我们吃，把他的血给我们喝，他的血为我们而流。 然后呢，主耶稣为我们受审判、受侮辱、受刑罚，为什么呢？你们很熟悉这一节，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五节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的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 那这句话很重要。今天当你领圣餐的时候，拿在你手上的，你心里面要想、要纪念，这是基督的身体，而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，为我们受鞭伤，叫我们得医治。所以你每次领的时候，你领受主耶稣应许给你的医治。 如果不是的话，就像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所说的，你们当中软弱的有很多，软弱的死的也不少。啊，其实这就是今天教会的光景，因为我们没有好好审查，这是基督的身体，把它仪式化了，或者某一些人把它当成是专利品，是我牧师的专利品。 是圣品人，而使众人呢没有办法得到真理的喂养。所以以赛亚书这一句话非常的重要。然后诗篇第三篇有这样的一句话说：“但你耶和华是我视为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。” 当我们思想主耶稣为我们定时字架，主耶稣先为我们受鞭伤，他已经哦遍体鳞伤，其实背啊没有一片的皮哦是完整的。然后呢，罗马兵丁就研究抽签分他的外衣跟里衣。 你听了一定觉得很奇怪哦，这个东西别人用过的你还要没？你送给我我都不大要啊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罗马兵丁要还要抽签看谁得到？犹太人哦，跟我们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。他穿的衣服啊，特别是贴身的女衣哦，他绝对不能够用两种不同的织料。 来做成的。那今天我们穿的衣服啊，有两种甚至三种的质料混合制成的，所以你你注意看你的衣服，可能说六十五个 percent cotton，三十五个 percent 另外一种东西。犹太人绝对不做这些事情的，他只能够用纯的棉，就纯棉啊。而他们的里衣更讲究，他要用。 纯丝做的，是全身的衣服里面最贵的，而且是最耐的、最舒服的。罗马人都知道，所以罗马兵要抽签看谁抽到他的礼衣，他们就拿了。而罗马人钉人十字架哦，不管是谁，都是侧身入体的。所以，当你看到十字架，耶稣在上面。 罗马天主教徒时常挂这样的一个十字架。耶稣的前面有一块布，那个是骗人的。他连那块布都没有。那你想哦，耶稣不只为我们受肉体上的痛苦，他肉体受什么痛苦呢？鞭伤，头上那个荆棘，那个刺进去啊。有去以色列的弟兄姐妹，你看那个荆棘哦，这么长。 尖尖的，在沙漠里面长出来的那些硬的不得了，比铁钉还硬的，就从他头上插下来，他的血从头流下来，他的手呢被钉铁钉穿过去，那个好可怕的，血流出来，肋旁罗马兵用枪刺下去，血水流下来，而背呢受鞭伤，血流下来，脚呢？ 的血也滴下去。耶稣为我们受肉体上的痛苦，而且这个是一点一点的折磨。还有呢，比肉体上的痛苦可能更可怕的、更痛苦的是精神上的痛苦。耶稣为我们受什么精神上的痛苦呢？人在他的脸，呸！你受得了吗？ 我们讲“醒先不如黑”啊，你这样的侮辱啊，我看正常的人呢都是反击，但是耶稣让他们受侮辱，他们把耶稣的衣服全部剥去了。你想哦，耶稣，上帝的儿子，我的救主，在众人的面前为我侧身入体。你想这个羞辱啊！ 为什么耶稣要为我们受羞辱呢？好叫我们可以抬起头来，你明白吗？所以你现在哦，你信了耶稣的，你可以抬起头来，你不需要再头低低的。你已经几岁了？不要为着我小学留过班哦，抬不起头来。你不要为着哦，你进不了你要进的中学，耿耿于怀。 你不要为着别人讲过一句看衰你的一句话，到今天你觉得我头抬不起来，你不再需要了。你可以抬起头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担当你的羞辱。今天你可以得医治，因为耶稣为你受鞭伤。所以，如果你不知道这些真理的话，你可能就在挣扎的当中来过日子。 那哥林多后书很重要的一节经文，我可以不厌其烦的一讲再讲。那哥林多后书呢？保罗把一个很重要的点出来，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？我们时常讲恩典，恩典，什么叫做恩典？呀，我去恩典堂讲道，我问他们：你懂什么叫做恩典吗？ 你的礼拜堂叫恩典堂，而且很多礼拜堂叫恩典堂。我去房角食堂问讲到，我问他：“你懂房角石是哪一块吗？”不知道。啊，你们更应该要知道什么叫做磐石啊，不是 O C B C 的那一块啊。 <laughs> 主耶稣的恩典，他本来富足，他本来在天上享受。 负上帝丰盛的荣耀，但是他竟然哦，降世为人，为我们成了贫穷，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今天哦，你们呢没有资格讲穷，为什么我敢这样讲呢？因为我知道你的口袋里面一定还有一些钱的。 对不对？即使你真的真的说，我我口袋没有钱，你也不可以讲穷，因为你的身上还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哎，你没有资格讲穷。而耶稣本来是富足的，为我们成为贫穷。他贫穷到什么程度呢？他身上连一块布都没有，连一条线都没有。他贫穷到啊，真的是彻贫。 为什么呢？叫我们可以成为富足。啊，今天有很多人不明白什么叫做信耶稣，包括基督徒。当你的朋友问你，你劝他信耶稣，他问问你信耶稣做什么？会中头奖啊？你好像似乎没有什么话好答。你要告诉他比头奖还好。什么叫做信耶稣呢？你来跟耶稣交换。 你有什么好跟他交换的？如果你以为我不错的主耶稣，你看我过去考过很多次第一名耶稣就没有什么好跟你换的。如果你认为说耶稣啊，你看我每个礼拜都来做礼拜，我也奉献了，我不错了，我应该有资格上天堂。耶稣也没有什么好跟你换。那信耶稣呢？你就是来跟耶稣换，换什么呢？ 把你的软弱拿来，耶稣要把他的刚强换给你；把你的贫穷拿来，耶稣要把他的富足给你；把你的疾病拿来，耶稣要把他的医治给你。这个才叫做信耶稣，这个才是福音啊！不然什么叫福音？今天我们不能再传定罪的福音，因为主耶稣来。 不是要定人的罪，乃是要拯救世人，叫贫穷的的富足，被压制的的自由，有病的的医治，瞎眼的可以看见，这是福音。所以，当我们纪念主耶稣为我们受死，然后呢，他被埋葬。所以，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。 他大概是从礼拜五早上九点被钉在十字架，到下午三点呢，他说成了，他把灵魂交在父的手中，然后有他的门徒还有尼格迪姆、约瑟就把耶稣解下来，就把他埋葬了。那星期五、星期六、礼拜天的早上，感谢上帝，主耶稣复活了。 当富人来到坟墓，他们看见坟墓是空的，只有裹尸体的白布在那里？主耶稣不见了。天使对他们说：“他不在这里，已经复活了。”所以，当我们读圣经，我们看到圣经所说的，今天我们所信的耶稣，不是还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。 也不是在坟墓里的耶稣，更不是哦，Baby Jesus、Infant Jesus 永远长不大的，不，这些都是历史。但是我们从耶稣道成肉身降在马槽，到他长大，到他出来传福音、行神迹、奇事、医病、赶鬼、教导众人，到圣周他洁净圣殿，他为我们祷告。 他把他的身体宝血赐给我们，他为我们走上十字架，然后他从死里复活。那今天我们的信仰是有根有基，建立在历史，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上，所以巴不得我们好好的思想，你这个信仰就不能够被飘来飘去的。 的确，在生活中我们有风有雨，就就像诗歌我们唱，悠啊悠啊，红河且为多。我们为什么吹不倒呢？因为我们有上帝的话语建立我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们应当在自胜的正道上建立自己。 好叫我们在主耶稣荣耀再来的时候，我们无可指责。我们同心来祷告，让我们安静在上帝的面前。让我们来思想主耶稣为我们受刑罚，叫我们的平安；为我们受鞭伤，叫我们的医治；为我们成了贫穷。 叫我们可以富足，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了的恩典，我们来跟他交换。巴不得我们众人今天跟主耶稣交换，把你的贫穷留下来。 把他要给你的富足带回去，把你身上的疾病留下来，不要再带回去，带着主耶稣所应许给你的健康回去，把你的软弱、你的羞辱放下，让你刚强，抬起头来回去。我们请黄传道来带领我们祷告。 让我们继续思想主耶稣的恩典，他为我们所成就的，他所留的保险就是为你为我，他所受的变伤也是为了我们。让我们在耶稣的保险，我们能够再一次的得以接近。那么在耶稣我们所成就的，我们继续献上感恩的心。 从心灵中发出感恩的心，来敬拜他，来赞扬他的荣美。好不好？我们站起来，我们来唱首诗歌《宝贵时间，我们感谢主耶稣，他为我们而舍弃自己。我们感谢主耶稣，他流的宝血，为的是要洁净赦免我们的过犯。